并安慰怜悯平安，送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约翰讲的好像蛮有道理，不是吗？当耶稣走过走过来，想要受约翰的洗的时候，约翰就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嗯，好像很有道理。 约翰的洗礼是为了悔改，为了领受赦免。约翰知道他自己有罪，但是耶稣应该是没有罪的，所以应该是约翰受耶稣的洗，不是耶稣受约翰的洗。但是约翰好像就是还不够清楚，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所要做的是什么。 其实旧约的先知，特别是以赛亚，都讲过，以赛亚来的时候，耶耶和华要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现在在约旦河那里，众人的罪孽都已经归在他身上。因这个原因。 不是因为自己有罪，耶稣要受约翰的洗，耶稣也要继续担当众人的罪，包括你我的罪，一直到十字架上，他在那里也要因为他担当了这么多的罪而受惩罚，这样耶稣就会赚得我们的赦免。圣经说，上帝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 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耶稣里面成为上帝的义。还有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耶稣是义的，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不义的人，有罪的人。 是的，我们跟约翰一样是罪人。我们跟除了耶稣之外所有那天来到约翰那里为要受洗的人，我们跟他们一样是罪人。上个礼拜田立行一立姐还有我都参加了第一届圣经及基督信仰小问答研讨会在 Fort Wayne，Indiana。在研讨会我们主要学习我们要 a 理课程的内容。 这包括马丁路德在他的小问答里，在认罪里的部分，如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测试，可以测出你是不是一个罪人？马丁路德先问你跟你跟牧师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承认哪些罪呢？然后路德就回答说，你要按着十条戒考虑。 自己在生活中的位分如何？或为父亲、母亲、儿女、丈夫、妻子，或为员工，你曾否不顺从、不忠信或懒惰？你曾否暴躁、粗鲁或吵闹？你曾否以言语或行动伤害他人？ 你曾否盗窃、疏忽、浪费或行了损害的事？好，听这些之后，你是不是一个罪人？你的罪有没有被定到了？你若觉得没有的话，那么你就至少有骄傲的罪，跟法利赛人一样。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你是。 有罪的，因此你有资格领受上帝的赦免，就像你受洗那时候，因为你那时候也是个罪人，你有资格受洗。你受洗的那时刻，也就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像我们今天的书信从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你受洗的那时刻，你也就披戴基督了。 圣父，上帝就给你穿上圣子耶稣基督，圣灵也落在你身上，就像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裂开了，天父也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你受洗的时候，天父也说：“现在你也是。” 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帝这样就收养你，使你与耶稣基督同作后嗣。圣经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还有，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你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疼爱你的天父，因为他是爱你的父亲，他也会。 管教你，比如说，他会用他的律法定你的罪，主要是为了强迫你跑回到耶稣那里去，因为耶稣是上帝除去你罪的羔羊。换句话，上帝给你律法就是为了接下给你福音。 在马丁路德小问答里，当他在谈认罪里的时候，他也谈到上帝所设定的一个方法，送给你那赦罪的福音。耶稣就是给他的教会那伟大的权柄来赦免罪，这常常被叫做钥匙值。那么我刚才已经用了上帝的律法定你们的罪。 我希望你们在心里也向上帝承认那些罪，因为你如果有罪，你就有资格领受上帝的赦免。现在我一位教会的仆人就可以使用那钥匙指的权柄来赦免你所有罪人的罪。我赦免你的罪，我赦免你懒惰的罪。 我赦免你粗鲁的罪，我赦免你疏忽、你浪费的罪。这赦免也就是上帝父、上帝自己的赦免，他是爱你的父亲，你是他所他所疼爱的儿女。你的天父也会继续这样待你，用他的道、他的律法与福音，保持你在信心里面。 就是保持你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你不用害怕，你是上帝的儿女，他是你天上的父，他又是爱你的，又是有大能、有办法看顾你的，感谢天父的恩典，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门。